嗯，最近的那个你好，先呢，流程，说一下这几天的才球清楚。嗯，我的主要问题就是，嗯，精神力量一直很差，个心经常感到那个无力和不独。但经过这几天的禅修，我觉得慢慢从心里升起了一股光明和力量。 这个好像觉得自己心越来越有劲，了。走路的时候就觉得那个走路的感觉很有很踏实，很有劲，这种这种感觉。感谢这个陈世林老师，这几天的心勤的付出。嗯，我想问你几个问题。嗯，第一个就是我几个家乡的朋友也想过来学这个动工程。嗯，我问一下，如果他们在家？ 只是看那个看书，到达这个书的那个资料、影像资料，能不能也取得比较好的效果？เราไปฟังว่าทีวัี้รู้ใจเร็วมากก่อนหน้านี้คนที่จิใจว่าวุ่นแต่วันนี่มันใจแล้ก็รู้เต็มด้วยความสว่างในใจ ดีค่ะมั่นใจตัวเองมากกว่าเดิมคนก่อนเขาเป็นคนไม่มั่นใจตัวเองกลัวเขาเป็นโรคซึมเศร้ากินยาอะไรเท่านี้ไม่ค่อยได้กินใช่คำถามคืออยู่ที่บ้านมีเพื่อนหลายคนถ้าปฏิบัติเอง ไม่ได้มาเข้าคอร์สนี้จะได้ง แล้วเพื่อนปฏิบัติไหมหรือไม่ปฏิบัติที่บ้านในห้องจะไปสอนที่บ้านเป็นนอนนะ่ป็นนอนที่บ้านให้เขาดำบ้านเป็นของดีก็ที่จริงปฏิบัติเป็นหมู่นี่มันก็ได้กำลังใจกันเนาะ เห็นคนนั้นขยันเราก็ขยันตามนะ มีครูบาอาจารย์ก็ทำให้ขยัน แต่ถ้าเรากลับไปที่บ้านเราก็ต้องตั้งใจด้วยตัวของเราเอง 在家里啊，练习也可以，嗯，试着练习也可以。但是说来打拳击的话，好像。 ริยาบทที่สบายไม่เกรงไม่จ้องทำได้ แต่ถ้าเป็นนิริยาบทที่ไม่ไม่สบายไม่เป็นธรรมชาติไม่ไม่ค่อยดีเท่าไหร่เพราะว่าจะทำให้เราสับสนอืม来说其实每一个修 การนะให้กายมันสบายกายไม่เกรงไม่เพ่งไม่จ้องอันนี้คือกายใจก็เหมือนกันใจก็ไม่ไม่เกรงไม่เพ่งไม่จ้องทั้งกายแล้วก็ใจให้มันสบาย แล้วก็เรารู้สึกตัวไป知道一定程度以后，法法是相通的。讲的都是一个东西，表面上的方便、方法、全部的理 丢掉，就是我们讲的，你要上岸，你要从船上下来，你才能上岸。如果你想上岸，你还舍不得这个船，那你肯定上不了岸。到最后是一个东西。嗯，再问一个问题，就是我的身体现在感觉比较僵硬，我想问一下怎么才能让它柔软下来？ ดอยาก ถ้าคิดอยากเราจะทุกข์ แต่ถ้าเรารู้สึกว่ากายมันแข็งมันกายมันแข็งแค่ใจยอมรับว่ากายแข็งเฉยๆนะนั้นใจไม่ทุกข์ กาย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กาย ใจ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ใจที่ยอมรับแบบนี้ไปเลย百分之百的。 要勇敢嗯，看见自己就勇了，嗯，常常看见自己去思考，变得勇敢，变得谦卑，嗯，整个人状态也是非常的好。经常对自己说放松放松，这样可以可以。我累了，再再放开，跑远嗯，干。 อย่าให้มันติดให้อย่าบ่อยมาก可以自己但是不要让 样，就想问一下，是不是呃正常的还是有问题？กมาประมาณหนป่มาประมาณหนกไปเร็วเินไปหรือเปล่าฮะเร็วเินไปหรือเปล่าไม่เป็นไร ก็ มันสติรู้ทันตอนไหน มันก็ดับไป มันก็ไปตอนนั้นแหละ มันไม่ใช่ว่า เร็วหรือช้า สติมันรู้ทันได้เร็วมันก็ไปเร็ว สติรู้ทันช้า 那า快，差，这是自然。嗯，啊，很好，没问题。嗯，回到日常生活当中，可能会有一些点多，不是一秒钟，可能是五秒钟，也可能是一分钟，都没关系，都好。嗯，只要你看到就好，最怕不了。嗯。还有一个就是，就说，呃。 回到我们呃，对吧？就是我听老师说，呃，就业之前说的，就我也想，现现在提前我就，如果是回到家里，我就除了呃站，还有呃行、坐、卧之外可以练的话，还有比如说，呃，天气热对，天天气热的话，就可以扇子，就有规律这样扇自己就可以呃休息，就这样。 就因为我看那本书，它上面就说了，就除了这四个以外，就没有提到他的其他动作可不可以去休息，就好。就呃，我看书上说，回到家可以除了而战行。 做我可以休息，就有规律的做，有规律的躺下来的行动。就除了这四个动作以外，可不可以用其他的动作去休息呢？就比如上，就天气热就呃晒晒，就比较有规律，这就可以休息吗？嗯。

ที่เมืองไทยยุงมันเยอะพระรูปหนึ่งท่านก็เอาเอาผ้าผ้าอาบน้ำก็ปัดยุงรู้สึกตัวไปด้วยยุงมันเยอะไล่ยุงด้วยแล้วก็รู้สึกตัวไปด้วยก็ได้นะต้องบอกนี้ 蚊子很多啊，然后呃小苍蝇、小飞虫非常多。所以有一个出家人是这样用功的，拿着一个小毛巾，这边扇完扇这边，这边扇完扇这边，一扇扇几个小时。但是。ดูคุณปฏิบัติดีเยอะสร้างท่าอย่าอย่าไปคิดสร้างท่าใหม่เอาเอาท่าที่มันใช้ได้จริงเช่นนั่นพัด

泰国和在台湾这个法则台湾十多年，就有人已经设计出一套很相像，但是不一样的这个手啊什么这样的动作，这个就不好，对，不好。ถ้าจะเป็นผ้าก็ให้มันคล้ายๆให้มันย่อลงมา ใช้ได้กับสถานที่จริงชีวิตจริง เช่นเมื่อเรานั่งรถเมล์นะเรายกมือสติอย่างวันนี้เราก็แค่พลิกมือก้มมือ กำมือนะคือให้มันย่อลงมาใช้ได้ในชีวิตจริงไม่ผิดสังเกต所以老师他他不是说要有规律的驱动吗？ 三三块，哈？ <coughs> 有三三块，而且都要三三块。这里呀，正话，正话，正话。就是，也是你，你那个规律去。那就不是了。他讲的是，特别想在日常生活中做体检去，但他又说你每次看我都非常难受，呼吸困可以握手吗？哎，可以。 但是你不要再哭几声，或者再在一下把他送到医院去。了。就我直接咱们就可以提前下的话，就跟呃娟子就用英语交流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好，哦，谢谢。但是啊，用词一定要准确，我知道。因为曾经有过这样的学员，跟他交流了以后，把他的意思，他的英语水平不够。 就是指不英语，但他的水平也是不是很棒，对。然后他们两个人，他认为是这样的，他认为是这样然后两个人就认为不同。很窘迫，问以后才发现，哦，原来他的意思是这个意思，他是这个意思。好了，我们开始。送词要准确。ปฏิบัติเยอะแหละเรทำไปื่อย。 所以说你很好，你又功，继续努力，嗯。刚才我们坐那边很多人说上来，现在怎么不问了？嗯，昨天的真的，李老师您好，我去年冬天是今天我热了几天以后，今天我觉得很轻松，尤其是走路越走越。 越来越自气，而且那么可爱，年轻。 นี่มันจะมีแบบเก่าไหมทำเร็วจะไม่มีทำช้าต้องทำพร้อมกันเนี่ยจทำพร้อมกันนั่งนั่งแหะนั่งมองนี่นะ มอง看 看这儿，流出来了，你看这往这看。好，来，做，放松。有内容他放出来放松，再往里，快一点，再快一点，以后我再慢慢 จังหวัดแบบนี้เป็นยังไงบ้าง刚才这几位啊，一个流，还有进去的、上来的、下去的，流没了啊，มือลอยมเราการรู้สึกตัวนะไม่ใช่ว่าเอาร้อนหรือว่าเย็นก็อย่างที่เมื่อเช้าบอกว่า ไอ้ความร้อนความเย็นมันเป็นเหมือนเปลือกกล้วย มันเป็นเปลือกกล้วย ไม่ใช่ของจริง很好，但是呢，有一点专注啊，所以刚才才让你看真准，一看真准没有遗留物是吧？那一专注，故意的瞪着一个地方就来了，是吧？不要这个东西啊。จำหนักไว้ เราให้มันรู้สองอย่าง อย่างอื่นนี้ อย่าให้ไปใส่ใจ รู้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กับรู้การหยุด รู้การเคลื่อนกับรู้การหยุด ร้อนแข็งผ่อน นุ่ม อะไรต่างๆขยุบขยิบอะไรต่างๆ เป็นแค่คล้ายๆไม่ใช่ตัวหลักให้รู้สองอย่างนี้เป็นตัวหลัก我们要做的只是知道，大概的知道就可以了啊，不需要去研究。

智慧和泥土没关系，智慧和泥土在哪里不来了不怕，马上知道。的小脚不要进到里面去，里它的热流管上来，下去，都进到里面去了，是不是？进到热流里面去了。你想啊，做做，就是进到里面去了，出来不意他。 นอกจากถ้าบางคนอาจจะปวดหัวมากหรือว่าแน่นหน้าอกนะอาจจะเพราะการเพ่งเกินไปก็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เรียบทเดดูเฉยๆไม่ได้แต่พวกนี้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เรียบทไปทำอย่างอื่นแทน专注呢类有一种เ像安逸这种呢是เ轻松น那种专注，所以出现各种各样的现象，嗯，不会不舒服，好像心情会轻飘飘的，比较心安，嗯，他真的说再飘一飘，飘起来了。 <laughs> 原因原因都源于专注啊，还有一种专注，大家想想，胸闷、打嗝、头晕、呕吐啊，这个就是心病子里的那种专注啊，这种的话就马上停下来，稍微走一走，放松。那您的这个呢，很喜欢，很舒服，久了就会喜欢它，看着它。 เกี่ยวกันกายบางอย่างก็ต้องไปบรรเทามันเนาะ เจ็บขาเนี่ย จะนั่งให้มันหายเจ็บไม่ได้ ต้องบรรเทาต้องเปลี่ยนผ้าหิวข้าวก็ต้องไปกินข้าวเนี่ยปวดปัสสาวะก็ต้องไปปัสสาวะไอ้พวกนี้อาการบางอย่างของกายเราก็บรรเทามัน่此无休，再也不住在里面，或者是喝不住，来了就是在一个旁观者，知来了。 อะนะอาม่าสามตัวดูเพื่อนคนอื่นเลยนะดูเพื่อน รู้ตอนหยุด แล้วก็รู้ทันว่ามันคิดแค่นี้พอ ไม่ต้องไปรู้ว่าคิดอะไร รู้สามอย่างนี้เพื่อนหยุด แล้วก็มันคิด ก็กลับมาให้อยู่รู้สามอย่างอะไรก็ได้ที่มันเด็ดตอนนั้นเรารู้มัน一个小小的题， 是不是，是不是，但是不用很专注这个题上面。那基本上没有三个东西，一个是动，一个是小听，听，一个是知道？其他什么都管。啊、昨天阿姨，昨天的光没有了是吗？听见。昨天的光没有了是吗？ 今天还有，嗯。而且我听得准，有点意思啊。我经常看到一些，看到一些，但是我自己就没想看。但是我每次晚上做这个动作做不下，我就疯了。做的时候有吗？不做的时候有吗？不的时候，回到房间睡觉、刷牙什么有吗？ 生智慧，只能让我们觉得迷迷一些跟命苦没关系的事情，所以不理他，不让他动。他甚至也说，不然的话你就多积极，积极没有法，哎，不积极，少少动手多动吗？” 这个法门在最短是三个月，最长是三年。嗯，那是他对的是什么人说的？呢？如果是真的有这么短的时间可以成就的话，在泰国没变成练就一个人成就了。那他是因为他病没办法才能成就。为什么其他人、修行人都没有一个成就已经？ 呃，蒙古跟天已经是八年边走已经是几十年了，为什么没有一个成就者呢？谁谁都没有？谁说没有？开悟了还是到极地菩萨？他是好像龙虎根龙虎天，他应该是属于极地的菩萨。嗯，龙不龙虎天开悟了。 在在开的，不是，他开过，他走，他是属于像我们看帝王大，他应该是属于几帝的，他还是佛还是什么，我不了解。啊，另外其他还有什么出名的人，这么多年来有没有听说过？不是不是不是这样。嗯，阿尔曼死了以后，在泰国有好多位非常有名的。 เป็นหัวหรืว่าเป็นอะไรแล้ว我问的问题怎么不仅成为佛，还是成为菩萨，还是成为什么呢？พ่อเทียนมีคนถาม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เป็นพระอรหันต์หรือเปล่าเป็นอะไรหรือเปล่าหลวงพ่อเทียนบอก อันนั้นแล้วแต่เขาจะเรียกหลวงพ่อบอกว่าหลวงพ่อเป็นผู้ไม่ทุกข์ก็พอแล้วหลวงพ่อทุกอย่างเองว่าเป็นคนเป็นผู้ที่ไม่ทุกข์แต่เขาจะเรียกว่าเป็นอะไรนั้นจะเป็นอีกเรื่องหนึ่ง 告诉大家，没说过任何的看放，只是说让大家知道，有一本真正的经典在这里，是和心，这是一本真正的经典。这以说，在长期中，长期中，不希望大家一直捧着一本书在。 取证，这个时间很短的短，几天，希望大家好好的在自己的心上下功夫。那么并不是说回去以后大家都不许看经典，不是这个意思，理解错。误。那么回去以后就是说啊，主要的、主要的应该是好好的在这个观师跟心上好好下功夫。那么空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待一 一些跟苦和离苦有方面，呃这些方面有关的书籍，对我们会很有好处。很满意。哎，我们还是要看清楚啊，还要还是要深入以创，有别是主要的是在科学上面用功。那么有时候我们闲暇时间可以看一看。 对苦和离苦有关系的书，而是钻到名相里研究名相。嗯，我还要问一个，刚才很多人都问了问很多现象，我觉得这些现象都是无放妄言，我们别去计较啊。呃，以后别问这些问题了，正看都没用。就是比较放我不想说那么多。一个是我们一般应该是一天。 能做多久比较比较比较合适，比较有效率？เขาเรียนพือว่าในสามปีททอำไมไมคนฝึกเกินสามปีเรียนเห็นดังทุกเลยถ้ามีสติต่อเนื่องเหมือนเหมือนเราต้มน้ำอ่ะ เราจะถ้าเราต้มต่อเนื่อง ไม่ใช่ปิดเกีียวเอาเอาการน้ำออกหรือว่า ดับไฟลง น้ำก็เดือดได้เร็วนะคนฝึกสติถ้าฝึกต่อเนื่องจริงๆมันก็สามารถดับทุกข์ได้เร็ว แต่ถ้าฝึกไม่ต่อเนื่องมันก็บางทีก็ทั้งชาติอาจจะไม่ได้ส่งก็ได้ เพราะไม่ได้ทำต่อเนื่อง刚才跟老尊者也是前想的，如果严说三 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如不连说在年内可以离苦，就像我们烧一壶开水一样，这个开水你加足了火，不停的烧烧烧烧烧，到了一定的时间它就开了啊。但是这个烧是持续不断的啊。 为什么不会说三年内大家分开？可是真正的在三年内开悟的人，在三年内开悟的人并不多。问题是没有持续不断的在烧开水，都是快要开了就关掉，哎，又快要开了又关掉，甚至于不烧不干别的水，很多，所以就是。 跟着这个其实，呃，基本上如果在我们现在来看，一般在家居识很难做到，因为家里比较呃繁杂的事情比较多。那么在寺院里啊，真的像烧开水一样，三年之内应该是有这种希望的样子。การการต่อเนื่องไม่ใช่แค่ว่ายกมือหรือว่าแค่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แต่คือยาบทไหน เราก็มีสติไปหรือไม่แต่หลงไปก็รู้ทันนะคือการต่อเนื่องคือแบบนี้ ไม่ใช่ว่าจะนั่งหรือว่าเดินอย่างเดียว ทำอย่างอื่นก็มีสติ หลงไปก็มีสติ是除了做这个动作你做其他的啊，习惯做所有的 扫地啊，吃饭啊，刷牙、洗澡啊，你全部都可以持续不断的在学习当中。那不用，你以前，那有时候可以那样啊，我都舍不得，我都没报，没报，还是可以，因为我也是，你念了七八年，嗯。 <laughs> 旁边一样，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你看，看，看，看，看， 年有时候也少不了，不会忘了他。为了定，我们把那个门帘走了，门帘走了背下来了，说一下子我不舍弃他，他有帮助吗？帮助我的定好了。好啊，好，做个爱别又有可听的了。 วดสักนิดนิดหน่อยหน่อยก็ได้จริงอย่างอย่างพระก็สวดมนต์เช้าเย็นนะแต่สวดแค่ทีละครึ่งชั่วโมงไปสวดเพื่อระลึกถึงคุณพระพุทธเจ้า คุณพระธรรมคุณพระสงฆ์ให้ใจน้อมแล้วก็ถึงคุณแค่นี้ก็ได้ ไม่ใช่ว่าต้องสวดทั้งวันทั้งคืน您是一个有决心的人。 因为我看到他会喜欢。没有决心的人，念一万遍、十万遍也没有；念十万遍，他如我想去干坏事也没有用。还有，或者说，或者说，主要还是要有决心啊，一醒你去决心。嗯。我想这个走路的时候，这个肚子不能造 这个度的问题，呃，冷热我都知道自己，冷热知道，冷我知道，热我知道，但是这个这个是总不说度中度就掌握不了，那什么情况下才是中度，我们不找边，怎么才能中？ 放开心。 ใจเลยมากมากเดี๋ยวเขาจะไม่ปกติหรือเปล่าตอนนี้ก็ไม่หายแล้วเนาะ现在没有了，就是持续了一段一段时间，慢慢就恢复正常。ก็นี่แหละ ก็มัน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ก็ดับไป เกิดขึ้นแล้วก็ดับไป เราเราจะไปที่สำคัญ สมมติปิติเกิดขึ้น เราจะไปอยู่กับมันหนึ่ง แล้วก็อยากอยาก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ไม่หายหนึ่งเนี่ยบางทีคนมีความสุขแต่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อยู่นานๆบางทีมีความทุกข์อยากให้มันหายไปเร็วๆ เนี่ย คือเราไปไม่รู้เฉยๆ嗯，啊，出现了我们叫不叫兴奋，也不叫亢奋，我们叫欢喜。很多人都出现非常的愉悦，想讲出来，想告诉很多人。 甚至有人想要起来要有啊，啊，或者说：“为什么现在问你？”你说：“没有了，因为他是身边的，不理他，没关系，只是让你尝一下这个滋味。”啊，就在也讲啊，很多在丛林里面修行人呢，就是因为有着一个又一个的关系。 才能让他们一直不断的啊，不管多么艰难，都在不力的修行。但是不是喜欢，而是发现自己不断的在进步。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呃，对于那些并不是说专门修习佛法的人来说，例如说我们学到了这个法思身体的感觉，我们能否把这个修法？ 呃，教一些小孩子，让他们在常的生活中嗯，我们啊，没问题。啊，我们是说，我们上个月八月二号有学生营，七岁以上、八岁以上的小孩。 尊敬的就是李老师，我想问个问题，就是按照那个共同财产要求，就是练习要一定的时候，是持续的练吗？练了之后是强有力也就是达到学习圆满。学习圆满应该来说是，呃，生老病死看清楚，然后心真没有贪嗔痴。但是我们一家人，我觉得这两样很难的。比方说贪吃吧，是吧？为我没有戒除。

ถ้าคนไม่ชอบกินข้าวก็ตายหมดแล้วแหละแต่มันจะรู้จักเลือกกิน มันจะรู้จักว่าไหนกินแล้วเป็นโทษกินแล้วไม่เป็นโทษมันจะมีปัญญาตรงนี้我在吃的时候 一个有决心的人，在吃的时候啊，他会不是说喜欢就多吃，不喜欢就少吃或者不吃。吃只是为了让这个身体有力量，可以去做很多有益于他人的事情。那么吃刚刚好就好，而且吃对身体健康。 有益的东西，是好吃的东西，好吃的东西这样，这是一个有的人。ไม่ต้องกังวลนะต่อไปเดี๋ยวกินอะไรมันก็อร่อย ไม่ใช่ว่าไปเลือกรสชาตินะ แต่เพราะกินอย่างรู้สึกตัวนะมันจะได้รสกลมกล่อม แล้วก็รู้สึกว่ามันก็อะไรก็กินได้ ไม่ใช่มันก็ดีไปหมดนะ 每个学中学的人都是的特别香，哈哈哈哈几天，嗯，像你做饭的时候，我的喘气比别人的喘气是多多，哈哈哈所以说，不是因为大家很能吃，很爱吃，是因为你的心打开了，所以你的食欲非常的好。当多久还说，当你的决心再强、再提起来的时候。 你应该记住，到底该吃多少，差不多就饱了，不要因它好吃就多吃。这样，尊敬的尊子，时间好，就是呃，我问一个实实际的问题，就是呃，当我做手术动作的时候，就是会胃疼的非常难受，呃，但是我进行的时候，就是没有任何不愉悦的感觉。 然后就想问一下，我像我这种情况是不是只适合惊行而不是就是坐在那里做手动作这样子？可可否只是惊行不做手动作？เ่ังอดกมน่แล้วก็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เไนกเป็นหลักก็ได้แล้วก็เมื่อยก็มานั่งแต่แต่คุณนั่งตอนนั่งยกมือนะให้เดี๋ยวก้มหน้าก้มตามา

心打开，可是老师还没回答我的问题，是否可以只是进行不做？对，没问题，但是这个首歌的进行要交叉的练习，你可以不进行？对。者是想帮你，真的是要把心打开。嗯，明白，谢谢你。因为可不是新的事情，但是我刚刚开始。 เดี๋ยวจะแป๊บหนึ่งนะแต่คนเรามันเดินไม่ได้ทั้งทั้งวันทั้งคืน พอเหนื่อยก็มานั่ง แต่ตอนคุณนั่งเหนื่อยหน้าหน่อยอย่ากลมหน้า所以有的时候可能要坐一下，嗯，在坐一下的时候，把眼睛啊往里看一点，稍微抬起来一点，还有比较自由了。 可以坐在外面，可以拿个椅子坐在外面，望远看，然后手揉揉啊，把心里不开的事情放下，把心打开，就会好很多啊，嗯，贝嗯，老公，你累不累啊？那个衣服呢？刚刚不也？没在，没在。嗯，拜。 刚才的师兄师姐，Hello。刚才的师兄，嗯，刚说你在不用走的来这一句话，他说你以后在笑不出来的时候，在笑不出来的时候，他他说叫你来找我。 因因为我，他说我笑的太多了，不是，因为我就是从早笑到晚，我干什么都可笑。 就是这个状况以前出现过一次，就是想法、感情啊，感情、想法、过程基本上都一样。嗯，然后我就想问，试着，就是灵魂的归跟灵魂的使命，就我今天就还是这个困惑，就想那个样子，就是那个，其实。了。你看，你会因此灵魂是什么？ 他怎么认准？你管他实力、呀，牙、力度，你管他。就是刚刚我是我是坐上面，但是我觉得那个感觉不对，我就跪下来，跪下来，以后你就应该跪下来做这个动作。然后后来我就呃，经验两次，就是第一次我没有出去，第二次我才出了，就是感觉就是道场佛教那边。 也是我老人唱出来是一样的，然后声音对对对，然后我以前用过幻觉、幻听真的不断幻听，我就感觉到像是心里的一个声音一样的，然后我就觉得在这里继续不下去了，然后我就出去，出去我觉得还是不想，就是不想了，然后我就哭了嘛，然后我就感觉心里面其实其实就是两个声音，一个就是很想，就是说有个声音老是在召唤我回家那个音思，就感觉好像是。 因为我我一感就是我一个感觉就是可能一辈就是有一次是修行的，然后这辈子好像有一点点感觉，就是那个使命就是修行，然后但是我又觉得很恐怖，不想出家，但是感觉要出家。 มีเพิ่มแรู้สึกว่าตัวเองอยากรู้สึกรู้สึกว่าตัวเองวรแล้วก็ที่จริงตัก็ไม่อยากจะบวชสกน่อยแล้วก็เยได้ยสียงนั่งอยู่ก็ได้นเสงสวดมันสวดเพลงเาเรีย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ให้วชให้วชเขาก็บอกไม่เอานะกลัว เาก็ ก็มองก็อะไรนะมองพระอาจารย์เขาเลยบอกว่าเหมือนเคยเห็นอะไรแบบสารพัดอย่างก็เลยร้องนั่นเลยค่ะ อย่าอย่าไปอย่าไปสนใจเสียง แต่ อ่าก็แนะนำสำหรับคุณเนาะทำอะไรมันช้าลงสักหน่อยทำอะไรยืนเดิน หรือว่านั่งหรือว่าพูดลองฝึกให้มันช้าลงสักหน่อย เดี๋ยว สติจะเกิดขึ้นได้เร็วสำหรับคุณนะช้าแต่ไม่ใช่ถึงช้ามากเอาลงสักหน่อย正气严厉，你是肯定无疑的，说明它不是一个事实。 我们教你答一下，你应该好好的回答一不理他。嗯，之后的事情是你自己的事情，懂了吗？啊，然我就想，就想知道那个，就是，我就想知道这个事情告诉我的答案是什么？其实就是，我就想知道那个。 因为的东西不是很常我就是而且你考一考自己是同一个平台，是吗？嘿嘿，开玩笑。เขาไม่ได้มาาเร่บวมีหน้าที่การงานก็ทำไปถ้ามันพร้อมจริงๆ แล้วใจเราอยากจะบวชตอนนั้นถ้าใจอยากบวชนะถึงบวชถ้าใจใจยังไม่พร้อมจะบวชก็อย่าเพิ่งบวช 记么说你在工作吗？你在工作吗？没有啊，哦，学习。也没有，现在在学习吗？没有，的。嗯，没做呀，工作。所以说有工作就好好工作。但是呢，声音就是老师出来就是都不听我说话。 老师在教我们，欢后想人。对，然后就辛苦大家。 สัตว์ให้คำหนึ่งยังเถียงอยู่นะเขาบอกว่ามันออกมาบ่อยๆ มันเป็นมายาได้ยังไงก็หลักการเนาะคนที่อยากจะบวชคนที่พร้อมจะบวชใจตัวเอง ไม่ใช่คนอื่นสั่งถ้าใจตัวเองพร้อมหนึ่ง สองก็คือว่าครอบครัวพร้อมที่จะให้เราบวชนะอันนั้นคือสิ่งนี้คือทุกคนนะถ้า คือการปฏิบัติธรรมไม่จ่เป็นต้องทุกคนต้องบวชแต่ถ้าใครพร้อมสองอย่างนี้ก็มาบวชเป็นพระก็ดีช่วยกันอีกแบบหนึ่งแต่เป็นโยมก็ช่วยกันอีกแบบหนึ่ง所以说，跟着， 一不苦，因为我的过去可一很苦，现在，但是还但是，他啊，告诉做。เพราะว่าถ้าถ้าไม่ใช่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นะตอนนี้พระเราบอกให้บวชบวชไปแล้วพระเราบอกให้ศึกแล้วก็บวชแล้วก็ศึกมันไม่ใช่ความตั้งใจของเราใช่ไหมมันมีนิมิตมันเกิดขึ้นได้ Amen. มัน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รูปจิตเป็นเรื่องของนามธรรม心脏，心脏与与心四个心是心脏，就是说那是相，相 จิตสูบเลือดเข้าสูบเลือดออก หน้าที่ของมันแค่นั้นแต่ใจที่มันเนี้ยมันสารพัดอย่างทั้งรู้ทั้งหลงสารพัดอย่างไอ้ใจเนี้ยมันโอ้ 这个势力就没有大概打过了四五次，然后这个势力就从就再回来。我就觉得这个角色好像跟这个温温存是相对的，就是他。 ก็อีกอย่างหนึ่งเนาะทุกคนนั่นแหละนะเดินจงกรมไม่ต้องเป็นนับเท้า แต่ให้เรากำหนดกำหนดจุดเริ่ม กำหนดจุดกลับตัว คือเราตั้งใจว่าให้มีจุดสองสองด้านหรือไม่ต้องไปนับแบบว่ากี่ก้าว แต่บางทีอาจจะนับสักรอบนึงก็อาจจะไม่เป็นไรแต่ให้เรากำหนดจุด可以数一下，从最最大五步， 啊，就是做久了就不用们就看大概空的位置是多长，差不多就可以了啊。一直在续啊，其实我是想做一下测试，我是想测试，自己测试，对，是不是真的知道？我后来，过来下午我就在想，我不应该天天过啊，不是你，你之前说还没到天天过完的时候，所以我就我这样跟你们但是我就感觉我是真的能够学知道个念头。 特别是在中午的时候，中午些西瓜的时候，我就能够感觉到我去所有动作啊和所有做这个动作的那个念头就我都能感觉到。但是，一到下午，这然后开始做手动作的时候，我就才发现很有问题，因为我我是觉得我。

以后你可以交流一下，差零点零零一秒，还要研究下去。刚开始差不多就好。还有一个问题，这是正确的吗？还有一个，就是。 น้อยดีที่สุดไม่จำเป็นว่า คือบางทีเราจะคิดว่าเราจะทำในรูปแบบมันต่อเนื่องอย่างเดียวที่จริงเก็บเล็กผสมน้อยเนี่ยสำคัญกว่านะว่างเมื่อไหร่ทำว่างเมื่อไหร่ทำ ว่างเมื่อไหร่ทำเนี่ย สำคัญกว่า แต่ถ้ามีโอกาส มีโอกาสเราจะ มันก็ไม่ใช่ว่าเป็นมาตรฐานเหมือนนะ แต่สำหรับตัวเองนะถ้ามีเวลาก็อย่างน้อยก็ยี่สิบนาทีก็ยังดี 他说不要忘了，我们其他的人都是这样，但是很然害，很棒，一出来就换了一个人，嗯，或者是到宿舍去解决他灭活人，对嗯，其实那个时候才是最要用心的时候。那他想象那个时候，就是我也想在那个时候保持学习。努力刻苦学习。 ที่จริงเก็บเล็กผสมน้อยดีสุดอย่างสมมติบางคนขับรถใช่ไหมรถติดไฟแดงอ๋อแต่ที่จะคิดก็รถติดไฟแดงก็พลิกมือแบบนี้นะคือเก็บเล็กว่างเมื่อไหร่ทำเมื่อนั้นว่างเมื่อไหร่ทำเมื่อนั้น ดีที่สุดเลย除了该做的事情，做完了马上就开始开始念